锵锵三人行，说完，你显然是蓝蓝蓝派的 <laughs> 蓝蓝，是这样吗？蓝营的蓝蓝蓝营。哎，台湾的蓝绿的这个这个分歧大分裂，你觉得现在还厉害吗？我觉得现在比较好了耶。嗯，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像民进党现在换了一个，我们就说绿营里面的马英九，因为同样跟马英九一样，学者出身，然后同样也是海外留洋啊，非常知名学府出来的，然后回到了台湾呢，也是非常的呃，讲话重视那个法统。 然后不敢乱说话的蔡英文，那所以呢，从他之后就跟阿扁时代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哦。你知道我不是开玩，我不是开玩笑，但也不是没有不敬的意思哦。就说以前在台湾政坛，大家跑新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呢，都会有媒体调侃阿扁，那时候时代是那个扁拉登，对，可以知道当时的那个社会气氛哦。哎呦，但是呢，最近这个好像。 呃，对，你们一个你是台湾，你代表台湾政政治啊， <laughs> 他他老婆他老婆他也是娶了台湾的老婆，对吧？是的。那么现在我要代表我们大陆游客 <laughs> 向你们兴师问罪，是为什么我们偏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这树早倒不倒？ 我们旅游的时候就把火车给砸了呢。哎，我想到答案了。这个我看到这个，你说阿里山这事情嘛，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也是马上有这个问号。是啊，好像台湾好几个什么很不幸的意外都是内地游客。他们都砸了我们那个。那我后来想到答案了，我也想说阿里山已经台湾人都不去了嘛，只有大陆人去嘛，所以除非他不出意外，出意外通常就是大陆游客。 比较比较不幸，比较中招。你看这个这个照片啊，我这我也没有去过阿里山呢。你看，砸成这样，一棵大树就能把火车砸成这样。哎，你再看下一张，你看这个大树里边，你注意到没有？它是空心是死了吧？这个树对吧？倒下来，然后再下面看。 这是台湾人给我们做这个法事啊，公祭。哎哎，对对对，哎呃，这个事儿你们是不是挺觉得对对不起我们的？哎，你知道吗？ <laughs> 就是我我我跟台湾几个同业聊过啊，其实大家现在只要一听到观光旅游地点发生了意外，大家第一个就问说是不是大陆观光团。其实一听到是真的，就是一副啊，就是揪。 其实我心里很痛，觉得啊，怎么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尽管这个那个观光旅游维护并不是在我主管的任务范围内，但我我真的也要为这件事情跟很多关心那个到台湾旅游安全人，真的深深说声抱歉哦。希望在我们那个继续的监督下。 台湾的官方呢，等我年满四十岁以后可以参选了领导人之后呢，那么我们一定会把旅游的安全做好的啊。好像这么正确。哎，那 Coco 要不要也？等等你年满四十之后， <laughs> 我们再去组团。 <laughs> Coco 也也也有需要向我道歉嘛，因为我也是受害者啊。是啊，对啊，因为我太太本来他们跟家人就准备回台湾，就是去中南部旅行，那发生了这意外就不去了。 那我当然是害者。本来我老婆可以离开一个礼拜，我就 <laughs> 在香港比较， <laughs> 比较比较自由。现在她不去了，你知道吗？我那所有计划就取消了。我有时候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哈，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那个那个，就冯小刚拍的那个电影啊，不是这个作家王朔编的剧嘛，叫什么《非诚勿扰二》嘛。原本的名字啊是这个王朔起的啊，叫不省心。 嗯，这这个其实不省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对，不知道。我现在就觉得啊，其实很多人都是活着不省心。嗯。你比如说政坛人物，你比如台湾的这个政，动不动砸又出来个火车，又又又又给砸了。对。后面又弄了个，本来就是，哎呀，最不想砸的就是大陆客，结果呢一起又一起又，这就是你这个心呐。我我就想到这个偶然性啊，因为呢就是。 我现在觉得，就是我自己生活中对这个命运呢，我有时候有一种感觉，他们说是一种幻觉，但是呢，却是屡屡的都应验。我就觉得，如果我怕一个事情发生，我这个心呢就得提着。嗯，你知道吗？这个提，我跟你讲，有一个副市长，我到一个城市去采访，有一个副市长跟我讲的，这就是这种心态，神，这其实是有点神经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说我觉得我得提着，他说因为无数次经历过这个事情哈。 我这个心啊，传来好的消息，你比如说你家里人的病情，咱不说别的哈，哎，今天传来消息说哎见好，你的心里只要这么一放松啊，夸妻又不好了，嗯，你好像很多时候你得，呃，就就就就得提着，你知道这个真的就不省心，你老是得提着这个心， <laughs> 嗯，就是一路都要很担心的这个意思，嗯，但是像中国人古话“居安思危”嘛。 就是说，你即便在安逸的环境当中，还是要对这个环境有一点点提醒啊！我就想到，如果说这么神经里面讲到了那个信仰的里头呢，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说我们的心怀意念，其实要随时的注意。有时候，特别是你人在置身在外面的时候啊，都要特别小心。很奇怪，因为很多时候不留心，真的夯不啷当，不知道到底哪里什么时候天上掉下来一个你不想要的礼物哦，不想要的砖块，不想要的大树。不过。 阿里山这块地方呢，其实它是原始森林。你知道当初日本人在台湾割据并且殖民的时候，他就要我们的树木嘛，所以他就构筑了那个森林的小火车。可是他那个地方就跟一直发生问题的苏花公路一样，都是非常美的自然的风景区。可是你要用人为的方式去做建筑，你又没有办法拓宽。其实当时大家就提醒马英九政府，你要开放自由行之前，这么多很多硬体设施没有你想象中维护的这么的完善，应该要做全面检视。 在那个，可是你看，为了为了大和解的氛围，为了求同存异，为了大家共创双赢，那么非常多那个急救章的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也在做警惕啊，现在很紧张。你看，接下来还有几个月，他要竞选连任嘛？到底他的正机牌？ 哎，能不能够打得出？那假如讲到选，选举的话，就台湾很多的说法嘛，有些怪力乱神的，就有人说把这个事情阿里山的悲剧哈，跟蔡英文拉上关系嘛。啊，对，因为他宣布的这个时间点刚好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每次他们有人就把蔡英文以前几年的历史一翻出来，就说每次他有大动作，不管跟马英九辩论也好，跟什么宣布选举也好，参选也好，总会发生一些天灾。 或者说一些事情哈，嗯，好像说蔡英文的命就是这样，甚至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你看也蛮好玩的。像蔡英蔡英文啊，这个初选啊，坦白讲比苏贞昌好像才多了一个百分点，对，一个百分点的意思说，好像才差两百多票，两百五十多票，对，两百五十多通。 那家苏贞昌经营了几年啦，对不对？每一个场选战都有参与哈，他以为自己也蛮有信心哈。可是蔡英文就是有这种运气，有这种运道哈。嗯，所以有人说，台湾就流传一个说法嘛，以前吕秀莲曾经想过自己出来当台湾的领导人选举，对不对？他爱算命，爱算命啊！人家就捧他强嘛。对，台湾啊，我一算就知道台湾会总会出一个。 呃，女的领导人，可是他说姓陈呢？啊是吗？对啊，陈淑贞嘛， <laughs> 姓陈。 <laughs> 很多的很很多的版本，有个版本是说没说姓什么，反正这会出一个女的领导人，是那吕秀莲就好高兴，那就想出来选了哈。后来没选上嘛，后来她她初选都没过什么的哈，然后后来她就再去问，那人家说是啊，可是我没说现在哈， <laughs> 那可能是以后，可能终于等到蔡英文出来哈，有人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说。其实我跟你讲，就是。 多么大的人物哈！要不说人类在这个不可知面前啊，其实多多少少就会有这种迷信，或者说是运道啊，呃，这种考虑。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你这个咱不说政治啊，有你知道有的公司任免一个老总、副老总哈，呃，他竟然要看人名的。 老板有有看人名的，对，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拉广告的是吧？他可能就得叫一个听着就像拉广告的名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个呃就有这个意头。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有一种什么呢？呃，其实是一种狂妄，就是认为你主观的有些东西啊。哎，家辉博士，你研究过这问题没有？就是就是主观的东西是不是能影响客观？嗯，哎，你比如就接着我刚才这个话题讲哈。 我不知道家辉有没有这个体会，我有一个朋友就给戴绿帽子，他就讲我没这体会， <laughs> 讲话讲清楚点，他反应好快， <laughs> <laughs> 他给他老婆不是不是他给他老婆戴绿帽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没办法，他老婆长得也是风骚漂亮，你那个东西就就就就没有，你知道有些人的老婆啊，那这真叫没有办法，你知道。 你个看我，我给你插出去，给你讲，有个叫什么莱昂内的一个名著名导演，就拍那个美国往事的，嗯，呃，拍那个呃西部，就早年拍过那个片子，很著名的意大利的那个导演，他说他曾经有过一个老婆，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他说漂亮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最后没法跟这个老婆过下去，他说我们一出门就有男的找我打架，嗯啊，这 <laughs> 或者旅游到海滩上，他准得打一架，你就是就就他老婆就能够，他说到这么一个程度，我就说我那个朋友哈。 还戴戴戴绿帽子，他后来他讲了一种体会哈，他说你看我他是个爱吃醋的男人，嗯，他说我这么多年提心吊胆，也不是这么多年了，比如说我一年提心吊胆，只要我这心提着的时候哈，嗯，最后我总是发现呢，嗯，搞错了， <laughs> 我老婆没偷人，嗯，就是啊，总怀疑总怀疑的时候，就说，我为什么我说不省心呢？就是他会觉得提着这个心的时候呢，每次证明都是误会，嗯嗯，就等于是吧，你每预想到一种可能性。 你就扼杀了这种可能性。嗯，你预计到一件事儿，你就消灭了这件事儿出现的可能。他说：“最后我真的相信我老婆了，嗯，久经考验的 <laughs> 是吧？最后觉得没问题了，我这一放松， <laughs> 咣叽，他绿帽子扣我头上。哎，你说这人呐，有时候饱经忧患之后，他会产生这样一种幻觉。那就绝对不是幻觉嘛，这是心理学的基本的理解嘛。你越提起这个心，坦白讲，你一定会做一些事情嘛。” 比方说偷看你老婆的电邮，哎，或者说整天陪着你老婆，讨你老婆喜欢，或者说晚上多跟你老婆在一起恩恩爱爱的，哈。对，他就比较不容易出事。对，那都一一定有心理引起行动，只不过他没把恩爱那个部分告诉你啊，只把提心那个部分告诉你，绝对不是幻觉。你看，就用科学解释了迷信。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你像舒婉，我觉得反倒是女的，她比较刚强，她不相信这五迷三道的东西，就觉得哎，命运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对吧？就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反倒是像我们这些个男的哈， <laughs> 有些时候呢，容易觉得不可就是莫测呀。就那命运，这个这个真的可有一说了哈。我可是刚听文涛说到什么主观影响客观啊，倒是我。 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英雄所见，拳 <laughs> 头，因为俩弱者啊。 <laughs> 因为一般人说什么，现在特别在台湾啊，从十二十年前开始流行什么紫微斗数，什么怪历乱神风水哈，对对，算命。有人是这样说法解释说，为什么呢？因为社会转型，从戒严转到解严，OK，整个社会旧的秩序没有了。 新的游戏规则，你们叫秩序吗？秩序哈，秩序，秩 <laughs> 秩序，秩序。当然没有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时候啊，大家迷乱，所以就希望从外面求取指引哈。嗯。一般是说，你自我越是没有自信心，你越要去求什么玄学的指引哈。嗯。一般是这样说的。可是我的看法不一样了。我们看紫薇、紫薇也好看风水也好，种种也好啊，其实都是我们有自大狂。 我们以为可以，比方说，哎，我看人名“窦文涛”三个字，好像跟我的八字不合，嗯，我就避开你，避开你就可以改变我什么命运，可以啊？你的名字跟我好，对，就可以给我带来好运哈。其实这个不是没有自，呃，不是没有自信心，刚好相反，你自大狂，他你以为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影响这个事情，是甚至能影响命运啊？我觉得应该是从这样来我就有这种心理。 我经常就觉得，我要不提着这心，你们这世界就崩溃，全靠我在这儿 <laughs> 忧心如焚呢。你你们喜欢看科幻小说吗？ <laughs> 就是我我有一阵子还蛮迷科幻小说的。那我曾经呢，就是看过这么样，就是很多研究说，如果我们把人哦，我们人的这个肉体放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就是一个电磁体。那我们的意志，它就研究出来，就人的意志越强烈的时候，它周边所散布的那个磁光，所以现在有一种科学解释叫磁场。 就哎，这个人跟我我他，我觉得我跟他特别有眼缘，我们两个可能磁场接近，然后事后相处果然呢，可能在很多个性上面也非常的契合也不一定。然后就所以呢，他就说，好比说今天你进入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你非常害怕。以前呢，如果说呃大家有一些那个信仰说，你就赶快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或念什么 Om Mani p a 六字真言，对不对？但是呢，科学家就说，哎，你就一直念你自己的名字。 陈帅、陈帅、陈帅，或涛哥是帅哥，涛哥是帅哥，你就意志力集中，哎，眼瞅着越来越帅。 <laughs> 意志力灌注呢，那可能也会让大家消灾解厄，所以这也有一种磁场之说，就本身的意念所挥发出来，让你的精神力等等啊，增加自己的免疫力。所以您这样子，两位都比较提心，而且英雄所见全同，代表你们真的是那个。 <laughs> 你知道舒婉，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的确是一切呀。 太莫测的一个社会， <laughs> 就是你不知道我这辈子碰到的这个事情啊，就是简直，你看，一直有人把一些数字联系起来，比如说大地震，什么加加加起来多少多少多少。我跟你说这个问题，我用我四十年的生命做过专题的研究。嗯，这个事情，我这我最后得出来的研究是这样的，确实是有的。嗯，但是是巧合。嗯，这个巧合呀，简直到不可思议。可是呢，它却没有任何指导意义。比如说。 我说出现了这个症，每次出现这个症状就出这个事儿。可是呢，问题就在于它没有指导意义。我不能根据这个推导下一次也是这样。嗯，我只能告诉你，生活中有许多巧合。他们有人讲啊，之所以有这种心理，就像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你生活的环境啊，如果充满太多你自己不可控的、不能预测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人呐容易产生一种无力感，然后呢归咎于一些这个命。你比如说你像阿里山这事儿。 这谁知道？这大树咣叽就砸这么寸就砸车上，我还跟你说，你看一个照片，这这在在在我们大陆呃出的事儿，这事儿才叫拍案惊奇呢！你看那底下一卡车吗？对，这一货车司机啊，好好的走在马路上，哐当一下了。 就塌出这么大一坑，之前没有护栏，没有什么，就是他就赶上了，就就塌了，他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更神的后半截呢是人为制造的这个不可预测，他过几天再去发现就平了。 <laughs> 然后说：“我的车呢？ <laughs> 我的车填到里面去了，你知道吗？ <laughs> 说怎么也没人问我一声？说我那大货车靠着这个谋生四十多万的，我的证件什么的、钱包都在车厢里呢。所以前面是天灾，后面是人祸嘛。对，就他的人当时被救出去到医院了，过几天回头一看，填平了，车填里边。你说这事儿你如何预测呢？” 当然，就是说，好像这几天，呃，反映上去，媒体一报道啊，人家北京市交通委什么还挺重视，就要再挖出来。呃，不是，就要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laughs> 是赔呀，还是怎么着啊？就就就就是在正在解决。那可是这种事情还是有指导意义的嘛。嗯。你前面突然开车有个坑，那没办法，这是意外，倒霉。对。英文叫 shit happens，狗屎发生了哈。狗屎就是狗屎来了哈，那踩了狗屎。 可是后面，假如你比方说在中国生活久了，嗯，你就懂得说，你不能把车丢着不管， <laughs> 很容易。或者说我们没在中国生活，可是看完这种新闻看多了，嗯，我以后也会了。千万不要离开现场。不是亲爱的，我 <laughs> 我跟你讲，这个这个新闻，这都是这绝对是是真事儿的。 <laughs> 就是说啊，这个成都武侯区机头派出所，嗯，为了防盗，把他这个辖区啊有近百辆汽车。 每天晚上全部给轮胎都放了气，你知道吗？这要出动八九个巡逻队员的警察，很辛苦把这上百人街都放了气。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有两个人专门给打气。 <laughs> 虽然说这个办法事出无奈，但是派出所所长说，你也得承认防盗效果非常好。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就是说坑和坑人的事儿哈，不光在中国的地界有啊，这咱不能老说中国，全世界我这一研究我才发现，到处都有坑啊。你知道这世界上叫天坑，著著名的，你这这个地球，咱们可以看看这些照片，我给你密集看一看，看危地马拉天坑，哐也是，但但就就是路面呐，城市里就有个大坑，你往下看，哎，咱们这导演可以放的快一点啊，就是很多你看海里的这个坑，海这这个这个是。 呃，佛罗里达州，美国的，哗，它一下也是马路上掉下这么一大坑。你看这个是马尔呃马尔伯里天坑，这都是历史上不是世界上有有有名的皮谢尔天坑。嗯。啊，你再看这个都成旅游点了，阿拉巴马州，你看里边这水永不沉没之坑，冰岛陷坑，就说地球上经常有些地方咣当一下就一坑。你看这个地方，墨西哥的，它都形成了一个天然井。嗯。哎，在这里哈拍过电影，你看。 葡萄牙里斯本，你瞧没有？这也是现的时机非常的寸。这公共汽车这个 bus 正好玩一倒立。嗯，其实说起来，人类蛮幸运的哈。我们经常听到说什么很多运天外飞来的云，天外飞来横祸啊，对对对，陨石哈，来来丢下来。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说会丢在突然丢在丢在纽约。 那宾拉登都不用去轰炸了，九幺幺哈，那是非常偶然的。对，我因为小时候啊，可能我就是跟你一样属于焦虑的人，嗯，经常会想到说那活着干嘛？随时一个石头要陨石下来就没了哈，没错，所以就从来等了四十多年。典型的这个马人忧天呐， <laughs> <laughs> 等了四十八年从来没发生过， <laughs> 结果还在活着哈。这种这种事情，你觉得说起来人类还还算幸运哈，没有这样丢下来嗯，对啊，像我们提到。 命啊，提到缘呐，其实在中国的字就一个字命跟那个一个字缘，其实它后面的这个意义应该是非常的深长。到底要怎么诠释这个说不出？就我们用很多的文字很难用陈述性的文字去叙述这个缘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像我们很多人说机缘就是给你碰上了，所以有人认命啊，某种程度还蛮豁达与乐观，因为没有办法。 我只好认了吧，就认命。那某种程度可能是要回过头来赶快安安安慰自己、安抚自己等等。所以，我们刚刚一连串看下来，真的不知道怎么碰到会碰到这件事情。还有啊，为什么我们难道不能一直想说，反正一定不是我，一定不是我？ 一直这样子想着人，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了，我不知道。那像中乐透啊，我偶尔也会买啊。啊，你一定有一天，你到香港去买六合彩。哎，我买过，我买过。我现在还在研究，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去买那个赛马券哦，就好玩。我只是觉得说，哎，对于这么样的一些社会全民参与的运动，我感到好奇，可以试试看。走到哪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情，所以我们会对于一些机缘好的机缘会有一些期盼。 但往往在遇到一些像是天灾人祸、归为祸患之类的，我们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心情。你要你要看得开啊，在赌博史上面有一个经典个案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哈，有一个女人在赌一个赤脚趾老虎机，哦，赌了三天三夜，投币投币投币，结果哎都没中哈，她就晚了，然后肚子饿了，还是上厕所忘记，然后就走开一下，一走开了，下一个人来文涛过来一投一中。 一千万美金！哇，有有有，继续上。然后那个人就发疯了，现在 <laughs> 最后徐年是住在精神病院的，疯了，对的，疯了，发疯了，疯了，给我一定疯了，他受不起，放不下，三天三夜，然后给了窦文涛来吃了我一千万美金。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